锵锵三人行，小木啊，小木这个 <laughs> 来了之后就是， <laughs> 我怎么今天觉得更像日日本人了？ <laughs> 协调。 结 <laughs> 交中日关系人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 <laughs> 哎，最近没有人，我上次有过提议，我说拍什么抗日影视剧啊，他可以去演这个汉奸是吧？或者翻译官、翻译官之类的，他这造型挺合适，不用化妆，没有人找你吗？一般翻译官都是胖的。呃，对，像我瘦的比较少，汉奸比较操心，或者叛徒一类的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过咱们这个抗日剧？ 呃，我看的不多，呃，因为这离开中国二十五年了嘛，但是经常会在网上和一些，嗯，包括日本的新闻里面也会看到说中国在放什么什么什么东西。啊，日本新闻会报道啊，这就说中国在爱国教育嘛。啊。 哦，他认为中国拍这些抗日剧是爱国教育，爱国够 q 一个，嗯，爱国教育。然后放的是一些武侠片， <laughs> 是吧？就像， <laughs> 比方说神乎其神的，就一个人可以打死很多日本兵那种，啊，就一枪就死掉一个，然后他一个人考，可以搞搞上一个连一个团那种，嗯，对。日本日本新闻就报道这个？不，新闻不是，在网上我看到的网网络上新闻是说中国有这个。我明白了，抗日你你你你在歌舞伎厅受了气以后就看这些戏了。 生气是吧？阴 <laughs> 影一下，这个阴影。看抗日战争啊，看抗日剧啊，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奇怪？就是 <laughs> 有些事儿慢慢的就在发生变化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按说抗日对吧？这打日本，哎，当年咱们拍的电影也有像《平原游击队》，嗯。 不会让你产生喜剧的这个效果哈。 <laughs> 现在呢，这个导演倒也没，好像也没，你也不能说他是想拍成喜剧。嗯。可是实际上，为什么看的我就哈哈大笑呢？有吗？不，我没有看。嗯。但是因为咱们要做这个节目，他们给我找来了一些。嗯。我待会儿给你看一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 横店名菜现在叫 <laughs> 横店，现在是中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， <laughs> 就是横店有那个演那个鬼子那个群众演员，有一天死三十一回， <laughs> 在不同的剧组统计了一下，总数呢一年死十亿个日本兵，一年十亿怎么统计出来？就是说有多少的业余演员、民工是演日本人的十亿哎。 平均他他总的那个群众演员啊， <laughs> 好像好几千人次，然后那个一年不是三百多天嘛，工作天三百，那就乘上一个数，然后一天里面死好几次嘛，那要 NG 嘛，你说他这个要要要重新镜头，不死啊，大家看不死啊，所以总数十亿人次。 日本兵，而且问题是怎么死的？嗯，那家伙很有咱们的 <laughs> 中国功夫，就是他们给我看了一个《抗日奇侠》，这还不是新的了，你知道吗？这《抗日奇侠》里边，这个中国这个这个人啊，会那个什么鹰爪功， <laughs> 就手一摸。 这个小鬼子啊，从头顶到脊椎寸寸断裂， <laughs> 然后站在山顶上撒那个暗器啊，那个小金针儿，你知道吧？哗，一啪，一片片，一片片鬼子就倒了。最新情报，这人已经派去保钓了。 哈哈哈离钓鱼岛还有十海里，唰！啊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说有个横店名菜，就是《抗日奇侠》里边的一个情节，叫做什么呢？手撕鬼子。手怎么手撕？手手手，就说我也没看过，这就是说手撕。包菜我们家有吧？一下子就。 <laughs> 手撕掉了，手撕鬼，所以他们我看微博上都讲，说是看到咱们这个抗日剧之后啊，就深切的感触到，就说这个日本的抗日战争啊，能撑八年， <laughs> 真不容易， <laughs> 还能敢敢跟我们打八年，我天，关东军所以不敢出动，一百多万都缩在满洲，哎，咱们看看这个抗日奇侠怎么手撕鬼子。 Ah! <laughs> 哎，这个 <laughs> 儿童不易。这个可以看看几张照片，我们还有几张照片。这就是刚才那大汉手撕鬼子那大汉，你看这一拳出去几米啊？然后你再看下边，下边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吴奇隆。吴奇隆靠演这个电视剧啊，火了。现在说一集五十万啊。然后你再看一下，哎，这女兵不错啊。然后你看这个，这 <laughs> 吴奇隆。 就每次就是皮夹克，哈雷摩托车，就而且就是那个用大就叫打日本，浇着那个大背头，就是问题是他拍那个时候就有了吗？谁知道？就是说这种这种剧啊，他问题是除了耍帅之外，哈，每次这个吴奇隆要打仗之前，都要搬一把那个欧式的沙发， <laughs> 摆那儿，摆成那种酷啊，很洋啊，啊就这样，他把这仗打了。你说这个是什么呢？啊 <laughs> 嗯。 所以说，呃，现在我我我不是，嗯，现在看这个，就是在在在日本看日本的一些电影啊，关于战争各方面的，也会有，特别是每年到了八月十五号前后，日本叫中战日，我们叫他们的投降日，嗯，也会有很多关于战争的，当然更多的是在给老百姓讲一个，就是战争是不应该的。 是不要去做的，也会一些打仗，也会很惨的一些东西，就不会说他们怎么神乎其神啊，这种根本就不可能有。会描写对华战争啊？呃，我看的很少，不是说没有，就是在一些电影的一些一些片段里面会有，包括对华战争，他们在那个抗日战争呃，就我们讲抗战期间，他们在北方，比方说跟俄罗斯的间谍啊，还有中国间谍、国民党的间谍怎么斗的这样的电视剧，我看到过。 但是也不是说把他们自己描得神乎其神啊，你你能你能大致估计一下，就在日本你能看到的电影电视剧里边比例讲战争的，就是就是现代二十世纪战争的，大概有个多少？有有没有三分之一？都大不了，没有没有没有五分之一。嗯，这从老片里面可能呃五分之一差不多有五分之一讲战争的，特特别从新的内容里面战争的很少。嗯。 真不多。以前呢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知道的日本电影有些拍得好的，就是呃，日本还打海战呢，三本五十六海军，阿海军，哎阿海军啊什么，那那哎对对对对，那些是拍的比较严肃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有一些军国主义的立场，但是它总的来说严肃。之后哈有个有趣的现象，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连续剧，嗯，跟日本的电影，嗯，没有写中日战争。 你看，你我们数得出来的什么追捕啊，什么望乡啊，雪雪姨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阿信的故事啊，银次郎的，对不对？呃呃，游三街考啊，所以我们数得出的日本的好的电影，在老的这个的黑黑泽明以前那些，都没有没有任何一部是写中日战争的电视剧也很少，就就嗯，中国的舞台上，我我我这样来说吧，你这样说过分不过分？就古装戏三分之一。 当代戏三分之一就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另外三分之一就是抗战的或解放战争、 <laughs> 差不多阶级斗争，而其中抗战的比例是非常高的，所以三分之一是是有，对但是日本的真的很少，这个对。你如果要讲日本的真正多的，现在嗯，就是我去了这些年，我觉得最多的关于这种打斗的，就是警察的警察怎么破案。 警察的这些电视剧啊、电影比较多，那就像以前的人探，就是说电视剧拍什么，咱们这西方不就争论这个问题吗暴力血腥肯定吸引人，嗯，但是呢，暴力血腥直接拍拍多了也不允许啊，不行啊，所以你罩上一个壳子，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。嗯，原来呢，抗战是个壳子，背后是爱国宣传，嗯，是中国的中国的任何一个呃呃统治力量哈。 从军阀到国民党到共产党，都要讲抗日。对，你不抗日，你就根本在国家你就没有任何代表性。对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转变了。偷梁换，他后面现在是娱乐。嗯，实际这个娱乐就是就是就是暴力跟色情。武武打片嘛，就武打片。对武打片嘛。哎，所以对我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就说中国人民有的时候，而且不一部分了，当然是一部分中国观众啊，我觉得也是是不是有点没心没肺啊，就傻乐呵。 就是，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看这些东西，收视率很高啊。我刚才说这个抗日奇侠呀，都卖到一集两百万，你知道，收视率非常高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大家刚才这个手撕，对对对啊， <laughs> 看着热闹。可是你知道啊，我们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是说。 抗日战争啊，这是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五百万，伤亡两千五百万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好家伙，你八年，对，八年，你看的时候啊，这个人，你看，大家也乐乐呵呵，所以你看，我记得啊，要不说中国这事儿能不能就弄成后现代了？就是你觉得这玩意儿挺荒诞吧？可是他好有一比。 就是有一个西方也是拍这个暴力的美学的这个谁呀？塔伦·昆顿、塔伦天奴，昆顿、塔伦天奴呢？拍了一个什么呢？希特勒，你记得吗？对，西西摩希特勒，这个毕比特演的那个，那里演恶恶搞是吧？展示血腥，哎，就是杀这个德国鬼子，也好像也是很夸张哈。但是你看那个电影，在欧洲引起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反对啊，就是。 人们触动了人们的这所谓良知吧，有相当一部分团体就说怎么可以这样？就说是这个对德的这个纳粹，是我们跟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是多么深的一个伤痕。对你有点，对你有点，那他哗家杀死一德国鬼子，这血擦就弄这个，这看的不舒服。但是你看咱们就收拾还很好，因为抗日有个政治正确性。 不是，就我就觉得很，啊、咱们现在导演说去广告就去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，这个很多也是这个抗日这个剧啊，拍的也是很好的，这个不能否认。我说，而且即便是咱们这种咱们觉得挺可乐的这一部分啊，我也不是说反对，就我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，就是能不能这么搞？还是说呀，咱们想的太严重了？你比方说啊。 横店，咱就是抗日根据地嘛，拍这种抗战剧。横店的旅游人数啊，达到了二零一一年达到一千零八十万。嗯，国家五 A 旅游区，因为他借着拍拍片的这些设施，游客就来了。特别是你看，呃，他这个在这个占地一万多亩的红色旅游区里，游客可以在白洋淀景点的芦苇荡模拟雁翎队在船上射杀日本法西斯。 啊，也能够那个呃，这个扮演这个八路军民兵伪军和花姑娘打仗，这样你看啊，这我就是困惑了，就是说啊，可不可以这么玩呃，肯定有一种意见就觉得啊，这玩意儿太过分了，就是就是说你你花钱你可以扮演一个日本兵 <laughs> 去呃玩弄一个花姑娘，不，哎，或者即便这种游戏啊，完全是以。 打日本，就像比如说游客可以打在在船上啪啪啪打，只有花姑娘反过来打日本兵。呃，对，或我我着都觉得不对呀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个民这个民族灾难呢，呃，可不可以这么玩？你觉得？对，反而是变成一种不尊重自己的这一段悲惨的历史，应该是怎么样讲？我们不是把它作为真正的一种娱娱乐的东西来，就好像变成电玩啊、电游这种东西。 你蛮惨重的一段历史，那好像现在变得我们完全都是完全都是哎呦光辉形象嘛，你说日本人死那么多，怎么会有八年抗战呢，对吧？ <laughs> 而且还有国民党的人也死那么多人，对吧？当年，所以这种来讲，战争当然都不是一种嗯很好的事情。我们为了纪念战争，不是以这种娱乐的方式来纪念它，我们应该非常尊重这种用沉重的心情来做。我觉得日本在这些方面拍的很多电影作品，包括他们的女孩子被美军强奸，让女孩子自杀。 让女孩子自杀，一帮中学生啊，自己去自杀，不要让美军强奸，因为美军冲冲绳要要要登陆了嘛，嗯呃，这种拍的很惨重，就拍的很沉重的题材，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种娱乐的东西，但。 本身影视是一种娱乐东西，但我们还是中国不是喜欢教育嘛？那教育呢？我们从影视作品上还是应该，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些方向的。日本这也很病态，嗯，就是男人不能保卫国家，叫女的都自杀以防止被美国兵强奸。你说这跟我们的《金陵十三钗》有的一拼啊？ <laughs> 是吧？不，这个就《金陵十三钗》就跟就是一个版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两者有相通的地方。我不跟你说过真事儿啊，当年日本有一个作战计划，就是全国的妓女啊，在这个身体里啊，放这个这个刀刀片，呃，可能塞在一个木木塞里，塞在身体里面，就是美军要来嫖的时候，就这样杀美军呢。当年就说是有有过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作战计划。 你说，这个不过你刚才讲，现在呃，其实讲出一个事情，就是说现在的娱乐工业以抗战来做标签，嗯，其实背后是一个娱乐工业，嗯。不过我们现在回到更严肃的一个话题来讲哈，比方说我们过去讲革命文学哈，这几十年的革命文学，仔细回想起来哈，艺术成就高的哈，还都不是讲抗日战争的，比方说十七年里边哈，也我们一般文学史上说三红一歌。 红日、红旗谱、红岩，你看，红日是讲跟呃张灵甫其实是厮打上，红岩是渣滓洞，这个都是深入人心的。红旗谱是讲土地革命、阶级斗争，这个三红。青一歌是青春之歌，这几部最，呃，评价在那个时候时代水平最高的小说，都不是讲中日战争的。 讲抗日的哈，相对来说，在那个时候就是比较通俗的作品，比方说哈，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嗯，苦菜花》、《嗯，迎春花》、《嗯，烈火金刚》，嗯，你明白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同样的情况下，它都是好像最代表抗日战争水平的就是小兵张嘎了。到今天都没超过小兵张嘎的水平。那影响最大的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。 那地道战、地雷战是科教片，你知道，吗？ <laughs> 是为了讲怎么打仗的科教片。从文学上，真的这些年我仔细想了一想，真的有突破的，还就是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，嗯，跟李安改编的《色戒》，那这两个是跟抗战有关，称得上纯文学的好作品。但是你仔细一想，这两部作品里边描写的重点。 还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的斗争， <laughs> 比方红高粱是冷字队长跟共产党员跟土匪这三角的关系，日本人是一个一个背景，色界也是，日本人也也也也不出现，确实，你你发现没有？就是所有描写中日战争的作品，在文学性很高的不多，这个值得反省，就值得反省。这个啊，嗯，你像我最近就在电视上看重播，我先后又看那个斯皮尔伯格。 拍的两部电影，一个是这个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对，还有一个是《拯救大兵莱恩》。对，我觉得那是正路子，就是说这个战争最后给给人感觉到，你看二战，我们也知道纳粹是不正义的一方，对吧？感觉这个英美联军诺曼底登陆啊，这打的这个这惨烈，让人看到之后啊，想避免战争，就不战争是是是是灾难，对吧？你这个。 这个为为什么不这样？这是真善美啊！但是有辛辛德勒的这个名单里边是吧？他是怎么样描写的？呃，这个最后美国国旗，它真的是美国的爱国教育啊！对呀，看完了但是又但又很，其实中国也有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再吹中国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你知道有这个鬼子专业户哈？这 <laughs> 这这是日不错这这这日本人，其实我认为应该尊敬他们，不容易啊。对对对，在中国老演被打死的日本鬼子，吉二他对，有几个人，这几个人的感受啊，也也也很有意思。就是说，后来他们总结啊，一开始他们很想做一个好演员，把这个日本鬼子的性格就演出来。后来导演看了之后说，看。 不用 <laughs> 开枪就够了。然后就说，他说导演只要我演一个，就是说他觉得猥琐就行，嗯，就凶，说只要，咔点凶就行了。他说以至于啊，演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有后遗症，他两个眉毛啊，就就就老抖，因为一说开始他就想这样。所以这日本人有一次，他就他也对导演有一些意见，他说呢，就说比如说说日军呢，说冈村宁次，嗯，这么大的官儿啊。 他是不是不会像一个小兵一样，这个上蹿下跳，就是不会不会这样。整天扒个鸭肉是吧？啊，而且呢，这个一拍戏吃盒饭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挺受屈辱，不也不叫屈辱，就一帮中国演员老爱围着他们聊天他说最后呢，就老想让我给剧组每一个人道歉。 <laughs> 当然有一次他还跟提建议，跟导演说说。 这个咱们是不是啊，把八路军搞得跟日军呐势均力敌一点，这样也会好看一些。后来演男主角的那位就面无表情走到他面前，跟他就说了五个字：说中国人无敌。 <laughs> 你说，呃， <laughs> 那还算好，吃饭盒道歉还算好了。以前啊，演黄世仁的演员呢，差点被。 看下面看戏的八路军啊，拿枪就打来。有一个演演日本鬼子的群众演员啊，就拍戏啊，有个看热闹的老太太，上来就掐着他鼻子，导演掐着他脖子。导演一开始还以为是戏呢，后来看 <laughs> 不对。哎，小木先生，你你你怎么看？ <laughs> 不，你你演员演得好，被人家想开枪打死也好，摁嗯，那那是对的。嗯。但是我觉得整个从编剧来也好，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讲。 应该是怎么样子一个整的一个作品？应该是，我想你看日本这些年，包括大战介绍南洋也是也也是反战的，再加上村上春树，他写那些东西根本就完全是和平的东西了。然其实我们人类发展不是要往战争发展，不是每天我打不了仗，我就看那个打仗的我就意淫就可以了，这不对的。 接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